星星战队里的众角色，现在周身都是半数成装打底，富裕用不到的成装往工会仓库一丢，也足够引得工会成员各种奋勇赚取工会贡献了。星星工会正在良性发展的高速公路上风驰电掣着，这状况其他工会也管不到，但是星星横扫副本记录，他们总不能坐视不理。 但这已经不是仅靠工会层面的力量就能解决的问题了，这是高精尖的战场，而他们在工会中没有大神，没有职业选手坐镇，刷出和记录怎么和星星斗？这些事儿和战队和职业选手无关，但是和俱乐部有关。各大俱乐部的例会上，这都成为工会部门所提交的一个重要问题。 第十区被叶秋这样搅风搅雨，工会部门还在靠自己的努力一直在抵抗着。然而这一次，在神之领域，叶秋搅和的更加火爆，直接就来一个横扫。现在还只横扫了五人本，但相信接下来占据十人团本、二十人团本乃至更多的副本都不过是时间问题。或许正是因为有过在第十区的斗争经验。 这一次，工会部门都不硬扛了。在例会上，当问题提出来，那就表示这个问题是需要全俱乐部的力量来解决的。但俱乐部方面也很为难，难不成也派职业选手冲进去拼抢记录？真要一次就能拼到那也罢了，怕就怕拼了又没拼到，还影响了选手比赛的状态。 那可就是没捡到芝麻，还丢了西瓜。因为这记录一旦拼起来的话，谁都清楚，对手并不只是叶秋，其他俱乐部工会都要这个记录啊。你家派职业选手来了，别家也可以派。于是职业选手们都在副本记录上磕起来了。职业联赛还打不打了？或者可以取个折中方案，派替补级的选手去试一试？ 可转念又一想，替补选手和叶秋大神掰腕子，这是什么天马行空的构想？各俱乐部一筹莫展。二十一号联赛第十五轮的比赛又迫在眉睫，无论如何，总是联赛最大。这个问题暂被搁置。待到这一轮比赛打完，总结总结比赛的得失，再开始考虑工会方面的副本记录问题时，大家赫然发现。 今年的圣诞节已经没几天了。以荣耀的惯例，从圣诞节开始，再到新年，再到春节，这段日子是一段活动特别频繁的时间。连职业圈在这当间都有“全明星周末”这样的盛大活动。今年的圣诞活动尚不知是什么内容，但就经验来说，这些活动都算是游戏方对玩家的回馈，收益一般都会很大。 活动期间，俱乐部工会的宗旨也是集中力量搞好活动，副本啊、野图、BOSS 之类的，甚至都可以放一放。嗯，可以放一放。各大俱乐部显然因为没有解决办法，都有点拖延时间的心态。一看正好快赶上圣诞节，心下还挺松口气。他们这边放松，星星却还在高速前进。 十个五人小本被横扫后，接着就是三个十人团本。这次星星可不再是花将近三个小时越级开荒了，所有角色七十五级装备全副武装，新开等级上线后添加的属性和技能点奖励也已经悉数到手。再下十人团本那是冲着记录去的，而现在十人团本的记录只有一个对手。 那就是系统最初设定的记录底线。这个标准其实也不算简单，普通玩家都得熟悉副本好一段时间后才有可能打破。理论上来说，十人团一个角色一天只有一次机会，练习机会都有限。但规则是死的，人是活的嘛。一个角色一天只能一次，多用几个角色练习机会不就多了？ 星星工会条件所限，没有专业训练程序，于是这十人团本就成了他们训练团队配合的好伙伴，别提多熟了。三个团本一天之间记录全被刷了，而且这记录成绩吧，刚刚好只是卡过了系统给出的底线一点点，将将打破。好多人心里还在这样想着呢。 结果同样是在这一天里，三个团本的记录又又被刷了一次，刷新记录的又是星星，而刷出来的记录成绩依然是卡过上次的记录一点点。同是星星的队伍，但是不同的角色。不过普通玩家不太清楚状况，有些迷糊的话，各大俱乐部工会心里那就明净的很。 记录这种东西看起来这样一点一点的突破很正常，但是呢，通常是在中后段，在初级阶段，因为对副本的研究还不够透彻，所以经常一个打法出来就能有大的飞跃，记录都会有一段你争我夺、跳跃式的前进。而现在，星星连续两次都是一个将将打破，这放在明眼人眼里一看就知。 这是这帮家伙行有余力，所以故意控制的呢。这帮人料定了，现在这阶段还没有其他团队能刷十人团本的记录，这记录除了他们没人能玩，所以这才一点一点的这反复刷，为的当然就是副本记录的奖励了。这种刷法，说实话，俱乐部工会特别梦寐以求，他们一到新等级开荒就狂升等级。 提升各种速度，其实不过就是为了比其他工会什么的抢先半步，能有这么一点自由支配、随他们做主的机会。可在现在的大环境下，这样的机会已经很难有了。结果现在人星星战队凭借能普通玩家所不能，硬是过起了这样的幸福生活，这让各大工会各种羡慕嫉妒恨。 这要是手头账号充足一些，这一天之内记录得被刷几遍呢？结果也就是两遍，因为星星手头也没那么多账号，除去他们自己的角色，多用的这一对，那都是找工作室快速代练起来的。这种时候的代练，那无疑是最高价的时候。不过就眼下也顾不得这许多了，比起张罗一家俱乐部一支战队。 这样的支出只能算是小钱。食人团本就这样被精心玩弄了吗？各大工会正在这样痛苦不堪的以为的时候，却终于有人出手了。家王朝。由于叶修他们所刷的记录都留有空间的，并没尽全力，于是一下就被家王朝这边的队伍刷爆，提升了很大一截。 点进刷出记录的角色名单一看，一叶知秋、生灵灭，各种响当当的角色，因为家世出局，这赛季不能在联盟出现，让许多玩家粉丝无比怀念，只能跑去围观挑战赛才能一睹风采的角色，现在在网游里也冒泡了。众工会这一看，顿时知道这是两家直接竞争的对手磕上了。 他们这些俱乐部怕影响选手打联赛，而顾虑重重，不敢轻举妄动。但家事方面应付挑战赛游刃有余，看到星欣在网游里如此作威作福，终于不能忍了吧？确实，家事确实不能忍了。崔丽虽然在和肖时钦沟通后，明确了去除叶秋包袱的方针。 但在听到陈叶辉汇报了星星在神之领域的一系列火爆举动后，他还是动摇了。假使相比星星的优势，无外乎有两点：一是更加成熟的职业级选手，二是更加强大的职业级角色。前者对方有叶秋，而且还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一群看起来不靠谱，但事实上却又不简单的家伙，不断的提升进步。 差距已经在不断缩小。后者原本以为是星星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现阶段缩短多少差距的，但没想到荣耀偏偏时隔三年之后在今年放出了更新，等级上限提升，练到满级只需十一天。但是银装从七十级提升到七十五级，那就不是十一天的事儿了。加世的角色更强大。 不就是强打银装上吗？现在等级上限提升，银装提升需要周期，而星星那边却通过大量的七十五级成装，将角色实力大幅度的和加时拉近。这原以为特别巩固的优势，此时也正在大幅度的消失呢。尤其是星星在七十五级成装的获取上是如此的高效，刷副本、创手杀。 卖攻略、扫记录，现在更是开了两个队，拿着十人团的通关记录当玩具。崔丽真觉得，这时候如果家世还坐视不理的话，那可就有点战术上的轻视了。于是乎，崔丽找来了队长孙翔，找来了副队长肖时钦说了如此看法，从网游里开始狙击行进。一听到要如此做， 孙翔不知为何一下子就亢奋了，如此斗志让崔丽也十分振奋。小十七呢，心下却是暗暗叹息了一下。叶秋对这支队伍的影响果然是根深蒂固的，不是凭自己三言两语就可以拔除的。或许想卸掉叶秋这个精神枷锁，只能在真正的击败叶秋之后。可是想击败叶秋，背着这样的压力，又怎么能做到呢？ 肖时钦发现自己要面对的居然是这样的一个无解的命题，心下也是犯愁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打倒叶秋已经是他所要面对的当务之急了。崔丽所代表的俱乐部方面的意思，似乎有着干脆从网游里就开始放手和叶秋的兴欣一搏。但是肖时钦却清醒的知道，网游里情况复杂。 远不如比赛场上只是一对一或是五对五那般单纯，在赛场上，嘉世战队拥有绝对的优势，但这种优势带到网游里来以后，就要削弱许多了。